课文二，在学校。听说你下个星期就要回国了。是啊，真不想离开北京。我下星期不在北京，不能去机场送你了。没关系，你忙吧。这个小熊猫送给你，欢迎你以后再到中国来。谢谢，希望以后能再见面。 生词：熊猫，见面。